以失败化为动力，我相信谁都不敢拍拍胸膛来肯定自己永远不会失败，因为根本没有谁刚出生就成功，而一般都要经过许多困难，甚至是无数次的失败。哪什么是失败呢？失败是带有失望和痛苦的感觉，是你已经非常努力，但最终没达到自己的目标。但我认为。 这是让你成长的环境，是你们成功过、程中的伙伴，也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吗？就是当想做某事，你不敢不出安全区域，一开始就被“失败”这个词吓坏，然后无意中出现消极的思想、失望、悲观、厌烦。 如果这种情况延长着下去不获改善，你自己就会被这个文明社会淘汰。所以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是我们找不出失败的原因，不敢面对于接受这个事实而设法排除万难，努力取得成功。所谓“皇天不负有心人”，因此失败不是结束，而是试探。 考验你的毅力方法。